锵锵三人行，哎，你们两位周孝正老师啊，还有个广美，你们俩很适合啊做这个家风节目。你因为你这为什么？你看，你看他这个名字啊，周周公是吧？然后呢，孝正，你感觉就应该宣传好家风的那种教授啊。孟孟是咱们孔孟之道，孟孟子那儿来的，对吗？是。哎，所以你看周孟。 咱们再加上我这一《斗斗娥冤》，哎，不是，我为什么就说起这个这个什么素养啊、修养啊这个事儿呢？因为最近呢，有人把它啊当成一个原因，说是这个大陆的这个这个游客呀出去不招人待见，不招人喜欢。但是呢，好像现在看来，原因呢远远不止这么样的简单。 我现在给你们先看一段视频。嗯。呃，咱们都香港都去过哈，我这我也是半个香港人了。广东道，大陆游客密集云集的那个地方，出现了香港反陆客团体。你应该等下，你应该先介绍一下广东道是一条什么样的一条道。哦，这就要。它不是你你讲的那个大陆游客与密集，那个是后来的事情。你应该先说他。 那你也应该介绍一下，你比较熟。我不熟，我很少去九龙那一块。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文道有一次跟我说，说香港人都拜佛。我说拜的是什么佛？连卡佛， <laughs> 就都是这种名牌店。对对吧？所有这个 A A A 级全球国际 A 级的那个大的那个名牌店，大家都在上面有一个旗舰店。啊，然后呢？就吸引了。 这个中国游客的这个密密集的前往，最典型的大包小包拿着，刷，哎呀，打折，这才一万块钱，太便宜了，太便宜了。这个路就走着，香港人，少数香港人，个别香港人，非常的愤怒， <laughs> 以至于愤怒到街上，双方发生了这个冲突。哎，你可以看看这段视频，你可以看看。外港之声下昼喺广东道近新港中心自由行旅客购物地点一带摆街站。 收集內地旅客簽名，歡迎佢哋嚟香港旅遊。期間有反對嘅人上前指罵，雙方推撞。幾時同一时间，有网民亦都喺广东度游行，不满内地旅客嚟香港影响市民生活。双方喺天星码头中流对开相遇，随即发生冲突。終於啦！留低我大聲講。 亦都有內地旅客加入，應該要架起鐵馬分隔佢哋。有內地旅客就話香港嘅服務質素下降。現在上海也有自貿區，接下來不會很多時間再下。我已經好幾年都不是說首選是香港買東西了，也覺得服務啊都沒有歐洲可比性，所以不用太擔心吧，我覺得。哎，我我我觉得个呃，香港啊，這有有點意思，这个 警察到时候一一打起来哈，分拨儿画出不同的区，分拨表达意见，就是你你明白吗？有这个香港反对大陆人的团体上街就只骂内地游客，然后呢，同时也出现了反对他们的香港团体在上边跟他们这个对呃对掐，哎，闹出这么一幕。周老师有什么评论？我觉得这有底线啊，我们从小学这个上政治课是吧？官方的说法。 啊，是非常正确的，叫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您这是冲谁说这话呢？ <laughs> 冲所有的人说这话呀！你比如说大陆的游客，我们叫林子大了什么鸟没有，对不对？你香港的游客有素质比较低的，大陆肯定有啊。比如说去买奢侈品，是吧？这就不是什么好习惯啊！因为我们务必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还得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这个传统吗？你买的没奢侈品回来吧？ <laughs> <laughs> 不是，这是官方的形态也是对的呀，这叫主流或者叫主流价值观吗？谦虚，你得你得你得这个这个节约呀。你像现在中央这几条，那不都是吗？你反对你的大制造，所以说你买奢侈品增加的太快了，你其实就是大陆的社会问题啊，两极分化、官员腐败，为什么呢？因为你怎么那么多钱？你哪来的？对，你是城市劳动？如果你是合法经营，那我们不管。但是你注意，先富的人里头有没有不是城市劳动，也不是合法经营的？ 对不对？再说了，腐败啊！你以为他买那名牌，他是为自己用吗？他是为了回来给人送礼。所以大陆的腐败，大家也都知道。哎呦，腐败的级别越来越高，金额越来越大，都是串案，都是窝案，对不对？你看哪个贪官，人家给他送礼，他不得送名牌吗？你想这道理。所以说，所以说呢，你这个东西你就得实事求是，不要情绪化。你比如说香港有几个人骂大陆什么这个那个，什么蝗虫了之类的，那么你干嘛要过度的宣传呀？那么大陆骂香港。 难道就没有吗？所以说，绝对不要过度的宣传。应该什么呢？每个人都要采取这态度：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你这就是协调了吗？哎，他讲的这还真是，就是我认识一个朋友，就是做网站的哈。他说我领着我父母亲呢到巴黎去旅游，他经过那个名牌店，他说我看见一个包，他说我首先想到的是啊，可以送给哪个处长？他说我都没想到，我都给我的父母。 他说：“我首先想到的是，我可以送，就中国这个这个就是送礼送到这个程度。”就昨天呢，他跟我讲说要做这个这个这个话题的时候，其实我我稍微看了一下这个新闻，整个那事情，我脑袋过了一下，其实心里挺乱的。我在香港住了十几年。 那也算叫做半个香港人啦。那我现在又住在北京，所以我看到这样子的冲突，其实心里是很难受的。就像周老师刚才讲，其实很多事情都是少数人的。我我到现在还弄不清楚这帮人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因为这是两年以来，呃，大概是第二次或第三次的所谓的叫做网上社会。 活动，嗯，这些人都是他们在网上，可能有那么一帮人啊，可能是同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社区的人，大家集结起来一起做这个事情。二零一二年一月份的时候发生过一件事情，那一次在广东道上面是几千人聚集，那次发生什么事情？有呃，就是一些呃香港本地人在那个 Docegabana l 的门口拍照。 对对对，结果那个保安跟他的店员出来制止了，说那个你们不可以在这边拍照。那他们就香港人说，那这么多游客在这儿，不大家都在拍照，为什么？他说大陆游客可以在这儿拍照，你们本地人就不要在这边凑热闹了，你们要拍过马路对面去拍。然后。 这个事情呢，可能就是呃发生好几次，在广东道发生一次，好像在香港的另外一个也是同一家店的门口，因为他们其实他们的那个叫什么呃呃门口的那些摆设，其实真的非常漂亮。他们每年可能花很大的钱在做这些呃门店店面的宣传的东西，那很多人可能就会在门口拍照。在欧洲有明文规定，你只要在我的店里面。 你是不可以用手机拍摄，你也不可以用相机拍摄。但是你只要一离开他的门口的话，在外面你爱怎么拍怎么拍。对。结果没想到香港的这个后来就是这些人就要求他们都先给巴他出来道歉。他们不但不道歉，他们还说我们是害怕你们拍完照之后会去山寨我们的产品。 哇，这个是深深的这个触痛了香港人的。那会觉，那你觉得大陆游客就可以做这个事情，但是我们香港本地人就不可以拍照？嗯嗯嗯啊，这是真是这是问题的另一方面。对，所以那一次的社这个网上他们在网上就集结了，他们说我们要上万人，我们要瘫痪广东道，我们要瘫痪这家品牌，所以就有那么大的一次那个行动。那那次的事情我是可以理解的，但这次事情我我不晓得动机跟起因到底在哪里。 你像呢？我觉得我，你比如我也去过香港。那么我去香港的时候，我就看得很清楚。那么香港本地人过马路，守交通规则，明明着是红灯，可是已经没有车了，人家就是不走。那带头走的或者闯红灯的，那不就是大陆人吗？我不，我就是大陆人，我心里就觉得怎么回事呢？你们，对不对？你们跑到香港那叫境外，还不是国外呢，对吧？叫境外，你才跑到国外去丢人现眼去。 所以说，人家香港人有人说的言辞比较激烈，我这些家伙就说不行，把他们抓起来。你什么？这都什么素质，对不对？嗯，你本身就有这个问题，那你就好好改不就完了吗？一旦说有则改之嘛，无则加勉嘛，你你对不对？因为什么叫这个他？你说哪个呢？哪个族群里头没有激进分子？他都有啊。对他这你为什么要放大这事呢？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儿就是实事求是，不要扩大，也不要缩小。香港有多少人？ 比如说有十个，还是一百个？香港有多少人？七百万呢？你你你说他有多少比例，对不对？那么中国有没有人十三亿？有没有骂香港的？也有啊，对的比例呢也是很低的，对不对？所以说不要过分的渲染这事儿。这个香港人呐，我觉得挺有意思哈。其实有时候我也很讨厌香港人，就是他有一点，有一点什么？你知道我在香港生活这么久，因为我是大陆人，他讨厌的地方是什么呢？这一点我好像在伦敦也碰见过一次，他们有点得理不饶人。 你觉得是什么意思呢？他这个很讨厌，他以这个守规矩为荣，你知道吗？他以 <laughs> 不是，这对我来说，哎，就是你比如说你在啊，我比如说我你在香港开车对吧？作为一个一个来自大陆的一个司机是吧？ <laughs> 他有点不熟悉，是可以有所迟疑。 我跟你说，你个香港人，他的开速度都非常快，非常快。你稍微慢一点啊，他滴滴滴，你知那我就觉得你很不友善，对吧？是他有一种什么呢？就是说，哎，你看我多我我多懂规矩啊，你们都多不懂规矩啊？这得你懂规矩有什么可得意的？你知道吗？就他有点，有的时候我觉得香港人这方面他有点过分。你比如说，像你像我对于这个不懂规矩的人啊，我都是比较宽容的，因为我也不懂没什么规矩，对不对？但是你看，你包括英国人。 哎呦，哎呀，你就排队。有的时候我不是不排队，有的时候我站的偏了一点儿，你知道吗？就会有那种人很讨厌，上来就感觉跟雷锋似的，还不是雷锋都没他那么不友善，对吧？过来，你说他说么什么好像谁诚心不排队，你明白吗？就他们这种社会里的人，骨子里啊，甚至是公司里，你都会发现啊，嗯，哎，就是你知道吗？你要先填了这份表啊，你才能够做这个事儿，他有一种得意感。 他有一种对于规矩啊，呃，你他知道你不知道，你就是土鳖，你知道吗？他有那么一种得意感，我不知道我说是夸自个儿， <laughs> 你说这意思啊，就是说中国的一种恶习叫得理不饶人。哎，对，就你明白我，所以我理解香港人骨子里刻薄的少数香港人吧，所以人得厚道，就说你有理了，你呢你也别不饶人，对不对？对，少数香港人，你知道吗？这是个根儿，他从一开头瞧不起大陆人。 这个根儿啊是存在的。那么早年间呢，这个根儿是因为那他他你你穷嘛，或者你你他他富。但是呢，慢慢的他衍生到一个什么？你看你一来，你啊就是不守交通规则，你呢公众场所大声喧哗，你让你小孩随地撒尿，你知道吗？这些在他的这种就像我说这种得理不饶人的人眼里啊，他觉得你忒土鳖了，你知道吗？你你这就这些你下等人。可是呢？ 这个下等人又这么有钱，是吧？气死了！你这就是，而且把他他，而且说实在的，香港现在不成了啊，不不能说不成了。上海那个什么自贸区还是叫什么也起来了，这个北京啊、上海啊，这这这地位都起来。香香港的地位经济也不好，怨声载道，你知道吗？就是中下阶层日子过得也不好，他有时候他找这个出气口啊，他觉得为什么买房子买不起啊？ 都这帮大陆富豪到我们这儿买房子，把房价推高了，再加上你们这些讨厌的行为，所以他就有会有这种心理。你刚才讲到那个得理不饶人的这种心态啊，我我我其实可以有一点点小小的理解哦。我自己在香港住的时候，我曾经被开过三张罚单，一张罚单是我一边开车一边讲电话，第二张罚单是我在不应该。 停车就不可以上下那个客人的时候，我开着我的车子，然后载着我的朋友，台湾来了两个朋友，他们不知道的情况下，他们说：“你不用麻烦，不用麻烦，不用找停车位了，我们就在这儿下吧。”我说：“哎哎哎，还没讲完，他们就跳下车了。”他才一跳下车，警察不知道从哪儿就冒出来了。那是我第三第二张罚单，第三张罚单是超速的罚单。所以呢，就是所以当我自己在开车，如果我看到有人。 夸的，我跟在后面，他讲电话讲了半小时，我心里的那种不平衡就出现了。我想，哇，我上次被人罚了四百五十块钱港币，就是警察下来说二话不说说你知道是不可以开车讲电话，我说我知道。他说那你有什么要投诉的吗？我如果要开那个罚单给你，我说没有要投诉的，就是。 我就得活生生把它吞下去。所以当我自己在开车，看到别人一边开车一边讲电话，哈哈哈笑的那种，还有那种打短信的，我心里也很不平。我就说，你你你凭什么我要受罚单？凭什么你就没有事情？所以我觉得是因为你常年的守规矩、常年的守法的情况之下，你看到忽然为为什么你们打破了我的习惯？为什么？对我我做了一点点小事情，我要受到处罚？你们可以。 漫天的爱干嘛干嘛？为什么你们可以不用受到处罚？哎哎！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老百姓的这个心态吧，不衡的心态。港人呢？港人呢？ <laughs> 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周老师，你你觉得这个香港人对大陆人的这种是不是？哎，他们就说啊，很多北京的你是可以在香港工作。 但是最终啊，你也没法在这儿真的跟本地人交成朋友，他还是不是还有个文化问题？有一个所谓文化的一个传统，包括习惯的问题嘛。比如说语言就不是太通，是吧？你像人香港人家说那个话，跟我们北京人的话不太，是吧？嗯，应该说还是习惯不太一样吧，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说家乡呢？是吧？一说家乡话。 啊，大家就觉得距离很近，老乡见老乡嘛，是吧？所以说他有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香港的文明程度还是比较高的。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它的文明程度，你比如表面上看，你去看他讲卫生，他守纪律，他不乱闯红灯，对不对？那么他的服务态度比较好，哎，他不像中国有些服务员那家伙是吧？我是为人民服务，我不是为你服务，对不对？ <laughs> 是吧？香港你你就没有这种逻辑，对吧？ 是，所以说呢，总的来讲，我觉得香港呢，它的人均收入也比大陆要高出不少。总体来讲，我觉得还是文明程度比较高。哎，当然哪个是哪个地方，它都有所谓个别的，是吧？你不是有些狭隘的，是吧？不光其实狭隘哪儿都有嘛，对吧？你北京人其实这些农民工难道就没有吗？其实啊，我我倒觉得，就所以我觉得这不是主流。对，就说一个是这个文明的问题哈，还有一个我就我倒觉得是一个什么呢？就说呃。 你该是知道什么是害臊。你看啊，我觉得咱们现在的一个提法，就是很多咱们讲霸气，你注意到没有？我们现在讲谁呀？就讲没有霸气。这要是学古代历史的人就知道，你这个社会现在在搞什么？是霸道。霸道是什么？就是春秋五霸呀，就称霸的时候叫霸道。可是那个时候孔子要讲的是什么？是王道。王道是是仁义的。 霸道，他是讲这个霸霸气威，就是威风四方。我的意思是说什么？这个霸气之外，还有一个概念叫贵气。你比如你有钱是吧？所所谓这个贵气啊，到底是指什么？你比方说，我觉得啊，我觉得什么样人有贵气啊？就是说，他会为他有钱呐，感觉到有点儿啊害羞，有点儿害臊，就说我这么有钱，哎呀，我可得收着点儿。 甚至我会觉得有点对不起大家。我觉得如果一个人有这样的心思，哎，再推展一步，我的意思就是，我认为什么样的人贵气啊？就是太出名了都丢人，你知道吗？就是说我的名气太大了呀，我为这个感到有一点害羞。其实你知道吗？这是一种就是古典的一种贵气。比方说，我看这个爱因斯坦的传记，在爱因斯坦的那个年代啊，他们的这个圈子里。 就是有这么一种呃羞耻羞荣辱观，就是哎，你怎么爱因斯坦成明星了？就是你太出名了，他自己都觉得有点害臊。就是这个事情，因为我们是物理学家，我们是学者呀，我们在这个大众媒体上，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太出名了，这是羞耻，这是值得羞耻的事情。所以我就觉得个别吧，这中国人也应该这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就是说，有时候你出去你是有钱，或者说你。 但是你应该觉得有点丢人，这你才高贵，是不是？我现在知道为什么那个文涛这老这么害臊了。还 <laughs> 有又聪明又又又富有的一个会夸人，会夸人。我觉得你说的还真是对，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就叫知耻近乎勇，嗯，我们叫礼义廉耻。所以有人总结，西方是罪文化，是不是你有原罪，你得赎罪赎罪？中国是耻文化，是吧？你知耻近乎勇。有人说你为什么要知耻？人家说没有为什么。 对吧？你觉得？所以说你说的这很对，就是说有钱人呐，他觉得他应该回报社会。所以有一个，有一个大家就说嘛，说一个人在富有之中死去是耻辱啊！你在死之前，你怎么不把你的财散财啊？你知道现在还有中国还有多少穷人吗？世界还有多少穷人吗？用我们原来的我们的受的教育，就是只有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你看，当然了，那是属于极左了，但是他有道理啊。 对不对？你当时叫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是吧？被压迫、被剥削、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人啊，这句话当然也有点极端了。但是你现在中国还有很多穷人呢，你有了几个钱你狂什么？对不对？所以说我觉得你说这个心态非常好，是吧？所以你这个节目就能够做十几年。 <laughs> 这就叫可持续发展，这这这这这又不贵气了。 <laughs> 哎，光光光美说说，不是，我就觉得就是说，这个对于自己的财富的过度张扬，我自己曾经遇过一件事情，就是你知道，在欧洲他们是很多免免税，就是说对于这个游客，他是可以退还你税金的。就有一次呢，我可能是在伦敦还是在巴黎，我不记得了。那个那个退税的长龙啊，是各种的龙。那。 因为我是我我我我也买了不少东西，我就觉得说我我还得把这个税给退了。但是就就像那个乌泱乌泱的一群人在那里，全都是亚洲来的，有香港的，有台湾的，有有内地的，什哪儿都有的。然后呢，就是你可以看到在办那个手续的人，特别的那个表情是不耐烦、难受，而且是那种很鄙视，他的眼神里面还带有鄙视。 然后去到那里之后，我就我就觉得说人家也很辛苦，就我我自己都排了半个小时四十分钟，他肯定特别辛苦。我还没跟他打招呼，啊，工作特别辛苦啊，什么什么的。他说是啊，是非常辛苦。每次一有你们亚洲来的那个飞机的时候，我们就会特别特别累。然后他这样看了我一眼，他说：“你们既然这么有本事，在我们国家消费这么多东西，你又享受了我们的好山好水好食物，你已经免费的带走了这么多东西，你们为什么还要来退税呢？” <laughs> 把我给讲懵了，然后后来我我后来我也很我我你也不能跟他对，虽然我心里面会觉得说你知不知道就是因为有我们这帮人在那里消费，你们才能够得以。 有一份安稳的工作，在这边持续的、不断的在这里工作，但我不能这么跟他说。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这样子吧，下次如果你放假的话，我也非常欢迎你能够买张机票，坐个十小时的飞机到香港去。我说那儿我们也是个免税港，我们有非常好、很棒、很棒的风景，很棒、很棒的食物，非常欢迎你来，而且你买的东西也是免税的。哈哈，行，广美可以啊，香港大使，香港大使。哎，你你觉得周老师，很多人有一种说法。 说你香港狂什么？你香港现在就靠大陆游客呢？我不知道在经济上这个成立不成立？当然不成立。人家香港人的敬业精神，应该说还是相当不错的。哎，你这些游客，有有一些人所谓先富起来的，但是你并不是城市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你到香港，你有几个臭钱，你狂什么？ 是不是？ <laughs> 你比如说，你到了加拿大，人加拿大为什么把这移民给停了？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说，你到了加拿大有了投资移民了，可是呢，你没有纳过税。可是你在香港，你在加拿大，你又没有工作，没有工作你不纳税。可是你还住着大房子，开着豪车，那人家人家加拿大人干吗？那么你享受那些社会福利都是我们纳税人给供的，供对富有的吗？是，对，纳税光荣吗？它它这么个道理吗？你不纳税，你跑那占便宜了，你还得了得了便宜，你不占。 接下来为您播出《文明启示录》。没没没为我们做贡献，就是。哎，我刚从加拿大回来，他们就说“加拿大”这三个字吧。